锵锵三人行，哎，佳辉，哎，佳辉，按说我不应该干预香港事务是吗？不， <laughs> 没关系，你不是外国势力。中国人关心中国。我也是香港居民嘛，也算对吧？哎，我怎么今天看电视上啊，就这帮这这砸这个立法会的，把这个玻璃你看到没有？砸砸出一个洞啊，不好。不是，尽管我完全都不知道哈，但我真的是觉得有点，我作为一个人民群众之一啊。 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这这个香港再这样下去真不就不行啊！你看那个新闻里讲的，他们是为了阻止什么立法会审议第二天的一个什么法案？不是，不是，那个也没有说第二天。对，结果都没搞清楚，人家当天立法会根本就没有审议这个议程嘛。就是，而且就是，不是说不暴力吗？怎么又搞起砸玻璃来了呢？ 没人知道，因为你看到，不仅是说一般没有参与的人在觉得不太对哈，连里面的很多参与运动里面的人也在反对啊，也出来说我们不赞成啊，甚至阻止啊，阻止出来阻止被他们拉开，被他们拉开。对，我看范明的这张超雄吧，他就站在那里就阻止学生，搞不清楚这些学生到底是哪一些人，是不是学生，是怎么样的情况，这都搞不清楚。呃，那些呃就是民主派的那些议员呐。 他们也出来谴责，就说，但如果这个事情是的确是示威的人里边做的话，哈，这标志的事情的性，这叫事情的性质正在起变化，因为之前一直是在讲是一个。 一个非暴力的一个一个抗议活动，我就是说别的这事儿我都不懂哈。可是我过去作为大陆人呢，我很崇拜的就是香港的法治。嗯，就是也许你们还特别不满意哈，但是你知看在我的眼里啊，我过去我觉得人香港真是守法，是吧？老百姓也守法，警察也守法。当然，可能那些学生还对警察不满，在我看来算不错了，对吗？你这可是你知道这样闹的话，我们也知道。 这香港人一跑到深圳就不排队啊？你是吗？对啊，你你你排吗？ <laughs> 我根本没去。对 <laughs> 你很多时候是就是，我就觉得很多啊，你看法不责众对吧？可是如果说你造成了一个现象，就说原来可以乱来，乱来也未必怎么着。嗯，那么那么那么，真是香港这个百年法治啊。 我我我都很担心呢。 <laughs> 不过现在的处理方法也非常有香港特点。现在不说你这个拆除占领有什么不对，他就是说这个私人啊，这个小巴公司啊，说影响了我的生意，到法院，法院就下了一个禁止令，说你不可以影响他的生意， <laughs> 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拿掉。然后派了一个叫法院就就一个叫禁止令，就你不能在这里。然后有一个官官名叫直达利，像清代的一个，就来了一个这拿了个法院的东西贴好了，然后在那里解。 然后这学生就帮助他们解决，就搞变成一个民事纠纷，哎，真是非常非常。这次我还学了好多法治的词儿。原来香港你看还用一种是不是晚清的时候 <laughs> 下来的词，叫直达利， <laughs> 直达就是法院判了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去执行的人去拿铁马。拿了那张纸。 <laughs> 香港很多那种那个旧社会的用语还在嘛。一般我们叫警察就叫什么广东话？差人，差人，对对对对，差嘛，差人嘛，差人。你看到路标什么？ 送官救治是把你交给官府，说什么动不动就找官府对对，送官救治，对对对对，这很好玩的。这是呃是清代的用语，对香港是没有五四的这个文字革命，所以呢叫政务司，原原来叫布政司嘛，嗯，今天还是叫叫政务司。 政务司哎，就是其实就是管管这个这个。不是，今天都有点大陆化了。今天叫政务司司长，啊，过去我记得就叫布政司。布政司这个官儿就叫布政司。对，而且你看这直达利，你刚说哈，因为法院颁了禁令嘛哈，他还要法制还是在，他有经过不同的手续。对对。不是说法院颁了，我就去清偿哈。 呃，另外说清偿已经很好玩，现在不叫清偿，不叫清清理障碍物。 <laughs> 那玩那种文字游戏，人算不算障碍物？对，障碍物。然后呢，我说那个他还要经过很多手续，包括在呃报纸要登，让你看得到，甚至呢要把信送到当事人的手上。其实中间啊，你会晚的时候，现在也是法治啊，在打官司，你来这样，我就说你，哎，你的定义不清楚。 你到底说要清哪条路啊？你说从左边还是右边？ <laughs> 是左边到右边，还是几号门牌到几号门牌？ 官司来往，其实很多法律法律漏洞。我前一阵子去台北啊，找到李大师李敖嘛。哦。你知道那事情吗？李敖就用这个漏状态怎么样？呃，很好啊，还在谈。龙精虎猛吗？对，不得了， <laughs> 还还要看到小小小美女。上山下山吧，还没没有删呢，没有删呢。还回去这样，有，还在谈小美女，还在谈， <laughs> 就剩下嘴上了。哈哈哈哈反正他那个以前你知道他弟弟嘛，他弟弟做生意哈。 他弟弟有一个特点，呃，做什么生意都倒台的哈。最后，最后呢，欠 <laughs> 税，呃，倒台了，欠税了，跑路跑了去加拿大，然后去了加拿大之后回到台湾，然后没办法出境，因为欠欠税嘛哈。要去找他哥哥，啊，找李敖要他帮忙。李敖说我不帮，你就去坐牢也好，什么也好哈。他说，呃，或者说，呃，你可以开出租车赚了钱还给政府就行了哈。那李敖的弟弟很聪明啊，他说哥。 好啊，我把钱还给国民党政府，那是你最痛恨的国民党， <laughs> 你愿意看到吗？这样，你要想想说，对， <laughs> 那我帮你吧。这样，后来反映他用了很多法律的技巧啊。李敖是不是好像直到现在都不交税？呃，我不想了，我就好像我是在他节目里听，就是他因为反不承认国民党这个政府，哎， <laughs> 这玩意儿是个好理由是吧？哎，我就是就是在讲啊，当然这个话讲远了，我就是说。 香港人其实真的，我可以给他讲讲，要是这个法法治乱了，你们会怎么样？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就有这么个例子。那你刚才讲法院的这个直达力， <laughs> 这个这个直达力， <laughs> 你知道我们内地也在也有法院对吧？也直执行， <laughs> 近也直达力，也直达，对，也也执行。他有时候会执行一个什么呢？最近出了个事儿，就是说拍卖。 你觉得这个事儿挺挺有意思，就比如说这个打官司过程当中涉及到一些房产，那么房产法院就有这个司法拍卖，对吧？司法拍卖好，平顶山市的一个市民花了两百二十八万多吧，就是看见一个房子说不错，哎，拍卖他买下来了，买下来了之后过不了多多多多过不了多久呢，这个法院就说啊， 不算， <laughs> 不不算，把钱退给你。说为什么呢？说面积算错了，就大大大概，比如说原来算两百平米，现在一算没没没那么小，可能是四百平米。然后呢，再拍卖，这次拍卖这个这估价就是三百万。那么，这个人就不干了，这个人就不干了。你可以看看他拍卖的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房子哈，啊对，我先给你看看车，哎，这也挺有意思。你们先看看这个，这是海关。 你这走私的车，这辆车，我再给我给大家宣传一下。现在在中国卖了个海关单辆的伐木车拍卖，最高成交价九百七十九万。啥车、车！这是瑞典产的科尼赛格，瑞典产的科尼赛格。听都没听过。哎，啊，嘉辉啊，采用的 out 了吧？我跟你说，你太 out 了。碳纤维外壳，碳纤维啊，超轻型的碳纤维外壳，最高时速可达四百公里。 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速度最快的跑车品牌之一。现在中国市场还非常稀少，这个科尼赛格也是给了我钱的， <laughs> 九百万等于四个别墅啊，在开。哎，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平顶山的这个法院，呃，拍卖的，呃，这个起拍价变成了三百万，就就这个房子，结果人家就说了，说这个司法拍卖这是个多严肃的事情啊，你怎么能说怎么着？ 就怎么着呢？嗯，你你赔款呢？这应该是有一套规则的，这应该是有一套规则。就算你你要你搞错了，你反悔，但你至少你前面这个东西你卖给人家，你要赔赔款嘛，对不对？就很简单。没有有看，因为我看了大概看了材料哈，没有没有看到太太仔细的部分，比方说合约。 有些公司啊，假如因为法院不算啊，法院可能是另外象征了公权力哈。假如私人机构这样很差的，我们真的要看清楚签那些合约，或者说它的条款，可能最后有好小好小的字，小到你根本看不到的。写姐说，假如在三个月内可以取消，对，在在估价上面发现了几个月内发现的误差，本公司有权收回这个哈，可能我是我乱猜的哈。 可是看起来可能没有嘛，因为有的话应该有有有有提到哈，对。可是不管有没有，你法院就不应该做这种事嘛。你本身有你的身份，有些事情你私人公司可以做，公权力也不能做，身份的问题嘛。那个墨西哥跟中国签了个高铁的合约啊，是签好了，没过多久说作废，哪有这样的事情嘛？那应该也要赔钱嘛，至少。 对不对啊？对，国际法庭怎么不替咱们管管这事儿呢？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这说明，你看，咱们即便是这个个别法院吧，这还是个县法院啊，那那那难怪，就是宝丰县法院的， <laughs> 就是这种县法院就可以这样。 <laughs> 那秋菊打官司怎么办？这就是我对我国国情的认识。那那那地方，香港人民，那地方到底在哪里啊？我看材料的时候，我心里。 最大的便宜两百多万挺便宜的，你看他的想法，我就猜到他了。没有，我没，我是不可能去买嘛。有这种法院，可是要想到我们 <laughs> 香港人真的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是啊，是啊。两百多万是什么概念？文涛，我们都懂，对不对？在香港，这没有洗手间，对你的豪宅就是一个洗手间哈。 <laughs> 可是你还是买到房子，可是你去九龙城区，九龙城区买到一个大概呃二十个平米的一个房子。 好像没有了，十多平米一个房子，那就是这种概念，两百多一个车位，人民币，好的房子下面的一个车位。对啊，对啊，所以哇，看到那么大，我觉得嗯算了，有这么大一栋的房子，去接受一下法院控制也好。买家会怎我想三百万拍卖，我接盘。对对对。在哪里啊？那地方有？在平顶山啊？有高铁吗？ <laughs> 没高铁不能住平顶山。这就是说，这个咱们即便是法院，这个县法院。 宝丰县法院都说后悔就后悔，嗯，说悔，哎，我发现，所以现在依法治国嘛，要现在不是说，我我看到那个依法治国里面大道理我不看，但是很多很具体的，我觉得很好的，就是关于法院是专业人士，那么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吗？法官不是官吗？很多人老百姓心里也觉得法官是官，他们自己也觉得我们是干部，但是法官应该是专业人士，当然，同时你也可以是干部，对不对？但是你首先是要专业人士。 所以，法官要是没有受过，比方没有读过政法大学，没有受过专业的政法的这个司法学院，比方说他本来是公安局办刑侦的，或 <laughs> 或者是派出所的，啪一下去做了法官，那带了专政，他说的我专政机关里边的内调，可是不一样的职业嘛。那这条是法官的专业化。另外，现在不是说有巡视法庭吗？嗯，就是说有的有的就是中央会有一些法庭会到各个区各个省。 所以有些案子你省里面解决不了，尤其是省里面，假如说你你你的第一把手对这个事情有意见，那没法动啊，就靠一些巡视，这是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我我自己学了一点啊，我就觉得这个需要要想依法治国呀，需要对一个事儿啊叫程序正义的特别的注意，因为啊，要不说原来胡适说的对，什么民主与法治啊，他就说啊，那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就说。 你不要以为他他他关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相关。现在你看我周围有一些忧国忧民的朋友哈，我现在发现呢，他们越来越接近一种认识，就是佛家有一个概念呢，叫做共业，就是把中国的问题，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单纯归功于或者归罪于某一个个人，是太简单了，对，它是共业所成，对，就是说你每一个人，你比如说我，我举个例子，好比。 好比说，哎，我们要那个，比如说拍一个节目，对吧？拍一个节目，那么好像，那么我可能我让我的一个同事，人家要投资，是吧？比如说我嘱咐他，我说你跟人家说，我们的这个预算啊，不没有包括这个租机器的钱。结果呢，他就忘了，很多时候就稀里糊涂他就忘了忘了，就跟人家说，哎，就这么多钱，人家最后人家就答应了。好，我如果责怪他呢，他可能会跟我讲，他说啊，人家就最多就出这么多钱，我说没说这件事情？ 人家最多只肯出这么多钱，所以无所谓。我就是跟他讲，我说你不能因为这个结果都一样。我现在给你检讨的是这个程序正义的问题。有没有说？我跟你说的问题是你这样，你以后能进步吗？我跟你说清楚了，你有没有不折不扣的跟人家讲？咱们要检讨的是这个环节。但是你看，我们周围的人经常是，他这个思维是只要结果都一样。 那过程中我有什么所谓？这个太普遍了。现在很多人啊，我们在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的时候，说实在话，我们自己都会想一个：有结果吗？要是没结果，我们就不说了。嗯。其实有些时候，如果人人都这样想的话，那个事情就会很糟糕。我们学校里的程序是什么？我们学校里，我平常有时候也很烦。比方说，我们的老师上课啊，好不好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学生给老师打分。 最后，我们决定这个老师能不能升职，能不能升教授，或者要不要炒他，全靠这个学生的分数。那学校里就也觉得这个大家都不满意，那怎么办呢？就想出一个方法，说那可不可以我们去听老师的课，请另外的人去对老师的这个就别的老师来对他下个判断呢？啊，规则很多的，程序很多的。你要听一个老师的课，你必须要组成，你要要谁去听？你自己的 head。 你自己旁边的戏要要全力要分开，更重要的要是懂这个专业，你你知道不是说你你呃他上语言学的课我跑去听我没法判断呐，有很多很烦的程序，但是你说到底这些程序有用吧？还是有用，还是必要，要不然的话老师上课说随便什么人有人进来。 然后他根本没资格上这个课的。完了以后，他来给我打个分，说他上的课我听不懂， <laughs> 他上的课在在在在批评德国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我，所以我觉得程序的东西啊，做的时候怕烦，但是不要怕烦，长远来说还是有用的。对，你程序跟我对工业这个这概念感兴趣，因为说是工业哈，可是怎么样解开这个工业了？工业了，到最后还是个人了。 因为你一定要个，假如用佛家的概念，还是修行嘛，你修行脱出轮回等等哈。那因为很难讲，你一讲共业，比方说在地方内地也好，香港也好，你开车有时候违规。我经常听朋友说，我不能不违规啊，我不违规他也违规啊，我不违规我开不了啊。你看那个人违规堵住什么什么哈。那正正是这样想的话，那个工业才会出现。假如你觉得 OK，别人怎么样违规，我不管什么工业。 我我走我的路，对，那最后这是解开呀，哎，你不能什么都说。我觉得讲的太有道理。被被警察抓住，你不能说共业啊，不能给我罚单啊。对， <laughs> 所以这里边佛家里又讲了，共业里头有不共业，就是说，呃，这个共业所成，呃，不，有不有不共业。比方说，呃，这个世界大难到来了，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死了，你活了呢？因为你念佛了， <laughs> 他们没念，这 <laughs> 你也不共业。咱们去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我们河北最近又出了个奇葩？实际那天节目里咱们讲到，名字就奇葩，叫超群，而且马年。我跟你说，马年马超群，这个字啊可以概括这一年呢。马年超群啊，出现了很多奇葩的事情。对，这马超群，你知道这个马超群就说明了，我认为他的问题跟咱们刚才谈的有关。 他是个所谓的九品芝麻官他是个这个北戴河那边的一个供水公司的总经理，这算国企也算哈。那这小官副处级的，可是他叫小官巨贪，他家里就搜出一点二亿的人民币，三十七公斤的黄金，六十七套房产的手续，就这马超群而且你知道，这小官他很多级别高的官听到真是听不下去了，对 <laughs> 太不像话，嫉妒死了，太不像话。什么叫官本位嘛？ 根本没有照级别办事嘛？ <laughs> 对，就是说你一个小官儿，咱那天说了河那那哪个河南淇县一个地方停电的事儿，他就这儿啊，哎，你说一个自来水公司的一个一个总经理，然后到那个澡堂子啊，公共浴池是洗澡，这蒸汽蒙蒙之中，大概跟那个搓澡工搓澡工可能伺候的有点不太周到，说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人家看了看，其实看不清，不知道你是谁。 <laughs> 没穿衣服，怎么知道你是谁？对对对不对？好，待会儿等我穿上衣服，让你知道我是谁。 过了过了一会儿，再来四个人，停水， <laughs> 浴池，给你停水。你说，他说你真的就停水吗？怎么像编戏一样啊？就是停水。你说人们洗澡 <laughs> 停水，哎， <laughs> 这跟上次拉电这个有得一比吗？对，就有得一比啊。所以他这个水自来水公司这个老员工就是说说。 我们自来水公司，那都是马超群的水啊！ <laughs> 水到哪儿，马超群就到哪儿。 <laughs> 就是你要接水吗？你要接水，比如说一个酒店，你你要接接自来水了。你你说香港人你怎么想象？这这，你办一酒店自来水要接水了哈，都要给三三百万。而且你知道吗？刚才咱说的是这个河南这法院拍卖还带后悔的，对吧？ 马超群索贿都带后悔的，开头要三百万，人家给了，这个给了，回想想觉得啊太少了，回个五百万， <laughs> 坐地起价都讨五百万，最后这个公司逼得没辙了，你知道吧？所以你也不能太狠，这个公司呢就装了窃听器，哦，就给他录下来了，就把他举报了。嗯，这在香港，你光是问你知道我是谁吗？这样已经会出麻烦。 前去年吧，有个局长吧，不晓得申请什么什么办什么手续哈，他不晓得什么理由，他放下一自己一张名片而已，我的名片在那边已经被媒体炒作报道，我不会不应该说炒作了，报道牵出来，然后他就出来充分说明，我当时是什么情况，因为呃急还是懒惰，没有填表。 可是，对于介绍你办理这个事情的人，已经有压力了。你给我一张名片，什么什么局长干什么？你是给我压力是吗？在香港，不，我一直在想着刚才你讲的那个画面，真的听着就是一个澡堂，里刘某某， <laughs> 一个男人没穿衣服。你这是我是谁吗？ <laughs> 哎，你想想这个这个画面，我真的。我再然后我给你听谁？我我我我再给你看几个画面。你再你再看几个画面。这是我们北戴河啊，北戴河长途汽车站。 因为跟马超群条件没谈拢，至今没通自来水， <laughs> 汽车站最后弄了两个大罐子储水。 <laughs> <laughs> 你再看下边这个，你看河北省高客啊，条件没谈拢，汽车旁边放着水缸，夏天接雨水用。后来自己打了井，他让我们回到了原始社会。马超群，你这，这而且这马超群最后你知道狂到什么程度？你知道有投诉就逮他的时候，他的脑袋流血了，为什么？ 给那个特警啊拿枪托打了一下，为什么？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怕他有枪，你知道吗？后来他的这个亲戚里边确实发现有枪，然后呢，去的时候给他出示这个法庭文书啊，还没展开呢，马超群歘一把，唰唰唰，碎死了个粉碎，这么厉害，狂的很。那应该有后台，他办公室里有他跟那个领导人的合影，谁来了说你看，你看。 我让谁死谁就得死了， <laughs> 就是。听起来河北没有一个好人。河北， <laughs> 我我们这广东人，我得罪太多河北这种男人不能嫁。 <laughs> 所以我要祸害你们香港。啊对对对对，我觉得你，因为你们。